课文三，在水果店，这些水果真新鲜。我们买西瓜还是苹果？西瓜吧，你看这上面写着“西瓜不甜不要钱”。那我们买一个大点儿的吧。再买几个苹果。好啊，今天晚上。 只吃水果不吃饭。生词：新鲜、甜、纸。